的现象啊，所以如果病患到急诊室，我们诊断一一个年轻人，他告诉你他是车祸，一个大车祸，或从高处往下断坠落，把髋关节给他撞断掉，那就其实那是要非常小心的哈。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第二个问题就不用小心，第二个呢就是低能量。什么叫低能量？就是一句话叫做 “standing high” 啊，“standing” 就是站立，“high” 就高度，等于说。 他就站的那个高度跌落是什么？就摔跤啊，就是摔跤。那最常见的，几乎你去问病患，那很多都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国人，我们台湾人就很很内敛呐。 <laughs> 晚上睡 <laughs> 晚上睡觉，起床上厕所都阿公阿妈行动不方便，都有很多都请看护。那看护那个就是一些帮忙照顾你的，人那都睡得比你还熟啊，起来上厕所又不好意思麻烦别人。 呃，自己摸摸鼻子起来上车的时候就砰摔跤啊，很多故事都是一样。那个家属带病患来急诊室，那看护哭的也很伤心，因为他其实也很自责。那阿妈都没有叫他，阿妈就让他继续睡，就摔跤啊。那这种的摔跤哈，事实上就是属于低能量。你看，你想想看， <clears throat> 他从一个就站立的高度。 跌落，那力量会有多大？力量，坦白讲，真的不大哈，就就撞击而已。但是，这种发生率是天天发生。我相信各位听众，在你们的周遭，甚至你的亲朋，甚至你的家人，都是这个样子，好，都这样。那我们遇到一个髋关节的骨折，我们通常就必须要知道，我们到底股骨颈啊，髋关节最常见发生的，就是股骨颈。 股骨颈就是股骨大椎骨，对不对？颈，我们有个股骨头，髋关节有股骨头，然后个股骨干、躯干，啊，中间接连的部分就叫股骨颈，叫头、躯干，还有个脖子嘛，对不对啊？所以事实上，这个脖子连接的位置呢，就是一个转折的位置。按照力学很容易理解，在一个物体直线的，你做挤压，你要给它挤挤断掉很困难。可是如果这个直线呢，它是有个曲线。 在弯曲的这个位置，你在做承受压力的时候，这个弯曲的力量会集中在那里。很明显，一定集中在你转弯角的位置，所以很容易理解到，大家听众就想象啊，这股骨颈一定都看过嘛，对不对？股骨头关节，所以转弯的位置很容易发生骨折，因为这边是应力集中，就集中力量的位置，改变位置的方向，所以这个地方很容易发生断裂。这第一个理由，那第二个理由就是。 哎，又回到， <laughs> 又回到一个非常老的一个议题了。哎，就是骨头就是松掉了。那我刚有提到， <clears throat> 髋关节事实上是我们人体一个很强壮的一个关节，跟我们膝关节一样，不容易产生骨折。但是如果一旦产生骨折，其实都是很麻烦，因为它是承受重量的一个位置，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固定，一定要想尽办法，真的哦，你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我是指骨折的位置哈，一定要想尽办法让它长起来。 因为，因为，因为，如果你没有让它长好的话，这个手术注定就会失败。为什么呢？因为遇到两个很主要的问题。我们先这样讲好了。髋关节它之所以很重要，除了承受重量以外，就是它是它必须要有很好的养分的供应，让这个骨头能够生长。因为事实上，髋关节它外周周边哈，它有很多的软组织，所以它事实上它的血液的供应是不错的，是不错的。但是。 有限于它先天上的，就是我们人体的发育的这个过程，我们的髋关节的这个骨头的血液的供应啊，它很奇特。我们一般的血液，我们很容易理解，心脏假设我们以一个心脏在正中心的一个位置，正中心的位置，所以血液的供应一定是怎么样？一定从中心往周边走，这很容易理解嘛。然后中心往周边走，所以在靠近心脏的位置，上肢啊、胸腔啊这个地方，哎，血液循环会很好。 髋关节的也好感，可是到下肢，例如手指远端，还有什么？尤其是脚趾好脚趾，脚趾远端，它的循环会越来越差。我是指动脉好动脉的这个循环会越来越差。所以这就是什么糖尿病？哎，周边它有血管的一些病变，血管神经产生一些病变，所以它在很周边的时候，血管会变得很，就是血管循环会很不好，尤其是现在。 饮食的状况改变啊，活动量会改变，甚至病人本身疾病会有我们所谓的 P A O D，就是周边动脉血管的什么产生一些栓塞的现象啊。那是循环一差，这整个下肢的营养甚至都会坏死掉。OK，我们现在回到髋关节，髋关节我刚刚讲，它虽然很靠近中心，又在心脏的位置很近是没错，可髋关节很奇特，髋关节的骨头的血液循环呢，它是逆向的。什么叫逆向？ 我刚讲血管是由中心心脏的位置往周边走，可是髋关节它在股骨颈的位置，我现在讲的是股骨颈啊，股骨颈的位置啊，它是由远端回流到近端去支配我们的股骨颈跟股骨头。好，再讲一遍，髋关节的头。 颈还有躯干，对不对？躯干就是我们一般正常的血液供应。可是颈呢，它是由远端回流到近端，所以髋关节骨折它就很麻烦。如果一旦发生骨折了以后，它非常怎么样？非常容易让这个骨折的位置哈的血管呢会中断，它没有侧支的循环。哎，重点就在这，它比较少的那种侧支循环。所以如果一旦产生骨折， 而且严重是有产生位移的话，所谓什么叫位移？位移就是骨头的连接性哈产生移动。骨折的定义是骨头连接性产生破坏，但是骨折不见得会把这个骨头呢位置跑掉位置，就是叫做没有位移，对不？那如果有位移，意思就是说撞击了以后，骨头产生啪偏移，在髋关节的。 理论上而言，哈，你骨头要长好，哈，你必须要让这个位移啊，一定要小于多少？小于一公分，一个 millimeter，不是一公分，讲错，一毫米，一毫米多少？一毫米就非常非常的小，有时候你在 X 光片上根本就看不清楚。如果你大于两毫米以上的这个位移的话，这骨头就会产生两种现象啊，在针对于髋关节，第一个，骨头的愈合处就不容易生长。 按照美国的美国的这个循环骨折的愈合的循环的它的定义哈，我们的书本上的定义就是，你必须持续的观察六个月到九个月以上，六个月我们一般讲六个月，但有些人会延延长到九个月，六个月到九个月以上持续观察三个月的连续，连续三个月骨头，因为我们是用 X 光来做一些追踪，连续三个月。 骨头的生长是没有任何的变化。所谓叫骨头的生长，我们骨头生长哈，从 X 光哈，有时候可以看到有些像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开完刀以后，你就必须，呃，第一次开完刀，我的病人有时候哎，两个礼拜回来看第一次照 X 光之后一个月回来再照 X 光，我们不是 <laughs> 我们不是好玩哈，我们是要追踪这骨头生长，我是指骨折。 骨头我们开完刀以后，这骨头会不会有生长？因为骨头如果有生长，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会有产生我们叫做 callus，callus 就是骨痂，就是长一些软骨头出来。软骨出来是软的骨头，不是软骨，软的一些骨头啊，它会长在我们骨折的位置的上面。那个英文叫 bridge，那中文就叫会像个桥梁一样。 慢慢慢慢慢慢，一个什么 creeping 爬行过去，会让这个生长出来的新生的一些骨头，我们叫乌分 bone 啊，一些生长新出来的骨头会爬行爬过这个骨折的位置，哎，这是非常好的一种现象。也就是说，在 X 光片我们就可以看到，刚开完刀骨折很清楚，一条黑黑的。那如果你当你开的很好，这黑黑的就比较小。你开的如果骨头的做复位的情况不是那么满意，其实有时候真的。 不是那么容易，尤其是在关节，真的不是 <laughs> 不是像买菜一样这么容易。你买一个，随时买都一样，不是啊。有时候真的要看每个人的状况会不一样。那如果你开的很好，这个骨头黑的刚开完刀黑黑的会比较小。可是，在追踪的过程，如果这骨头有生长，也就是说让血液循环很好，它带了一些生长的骨头的一些因子，穿过什么？穿过这个骨折的时候，哎，在 X 光片。 第二个礼拜，尤其差不多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之后，这骨头黑黑的这条线呢，慢慢就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淡。我们在 X 光片就讲，哎，骨头有在生长，就是有 callus，有些骨痂有长过去，哇，看了我们就很开心啊，看了很开心。我们老祖宗不是讲吗？伤筋动骨的嘛，百日。那我们有个观念哈，我们在临床上给病人做任何的手术哈，其实。 并不是代表说我们开完刀以后，病人骨头就长好，不是长好，而是我们给病人一个骨折一个好的环境，让他怎么样，让他自己要生长，自己要生，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下一节的时候，我还会跟各位报告骨头生长为什么一定要自己长，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堂全民昂扣节目，我是北投振兴妇健学院中心骨科医师朱瑞莲，我们。 在上一段节目的最后，我有提到骨头生长的一个重要性哈，比如说我们想尽很多的方式要让骨头生长，其实最重要我是讲骨折，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必须给骨头骨折的位置呢，给它一个好的环境。你要有好的环境，骨头才会生长。好，现在面临就到了，骨头要生长好的环境，面临到第一个，你有没有一个稳定的固定？ 稳定，我们叫 stable fixation，有没有一个稳定的固定？骨头是这样子哈，我们常早期 <coughs> 早期很多就打石膏、孔结沟哈，基本上它是一种外固定啊。那内固定是什么？就是内植入嘛，内植我们现在不要管你植入什么东西，那我们先首先一定要有个概念，我们植入性的东西一定是安全的啊，不可能植入东西是不安全的，因为。 太就越来越进步嘛，就越这种经过一百多年的那种演化，我们都知道哪些东西是植入人体是安全，就是不会产生反应的哈。我们最常见的，我们所谓的不锈钢，那不锈钢很多种，我们就是不锈钢那个 titanium，怎么对不对？钛那种安全性的没有问题。所以在这种内植物一旦侵入到我们人体了以后，我们就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对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的一个认知呢，它就是个外来物。 这个东西形形同于什么？形同它就是一个细菌啊，相当于一种细外来物的一种细菌。那细菌在我们人体，我们一定产生抗体的反应啊，会产生一些发炎的反应。那如果说细菌赢了，那就是变成细菌感染、病毒感染都是很惨。那有内植物呢，它会让我们周遭的什么东西免疫会改产生改变，它会尤严尤其是会造成我们的感染的能力啊会大为提升。 OK，好，我们现在回到，所以我们骨头要生长，其实很重要，就是我们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有制造一个很好的稳定的东西之后，那病人就是他病人本身的状况，那很麻烦，就是我们髋关节的这种骨折的病患呢，很大很多一部分都是上了年纪的，那平均我讲都是八十几岁，我之前做过一个统计，因为我们有一个手术的方式，我们来做跟之前来做个比较，平均年龄都是八十多岁。 八十多岁，那我讲说之前最早以前开过一个一百零四岁的啊，都是髋关节的骨折。那髋关节骨折， <tsk> 所以我们在做骨头让它愈合了以后呢，这是一个很重要，因为因为年纪大了，它本身的免疫力状况会不好，所以它本身的愈合能力也也的的确也是会降低啊。可我每次要讲这个，我就想到我们先我们老师有讲过一句话，说是当然有候手术，我们每个月都会开一些 m o t a l i t y 跟 mobility 的 conference，就是。 死亡病例跟残障的一些病例的一些讨论会吧，就会把你上个月，我们一个月开始就上个月的一个一些案例，如果说有死亡的或者是开完刀有些并发症的，你要拿出来报啊，你不拿出来就是就拿出来报，然后大家来批斗大会嘛，就看你那哪边没做好，你为什么会这样就在讲。 然后有时候就有些就讲说，是啊，这个病人呢，因为年纪很大，所以开完刀，然后后来没有多久，他因为有糖尿病，所以后来有有伤口有感染。那我们老师就会说，你们不要把这种这种那个有感染啊，或有些并发症的问题，要怪在病人的身上啊。那话也是没说错了哈，但的确有时候因为有些免疫不好的，我们有时候真的要很小心，要很小心。 OK，好，现在我们回到那骨头要生长，我刚刚提过，除了自己本身以外，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骨头要如何让这个骨头要长过去呢？因为原则上在列的病患年纪大了以后，他就我刚刚提到，就是就是骨头就是松掉，那骨质疏松啊，所以事实上我们在做针对于骨科的治疗之外，其实我们有很大一部分其实。 就是做内科的一些保守治疗，为什么？因为你开完刀了以后，就是要让骨头自己要生长。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假设了哈， <laughs> 假设我们给他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环境，钉子打得很牢，位置做很好，让他自己在生长。我这个讲的这些东西啊，跟所谓人工关节是完全不一样。人工关节呢没得讲，就把骨头整个拿掉了，就做人工关节。我是想尽办法要 preserve，就是保留。 这个骨折的东西，让这个关节呢是病人自己本身的，这个才是我们主要治疗的目的。除非他无法保留，无法保留。那为什么无法保留？我等会在节目还在跟各位报告。OK，所以固定很牢以后，骨头呢我们就一部分几乎真是做所谓的内科的治疗，要做药物的控制，然后一段时间以后才能让病人。我们在 X 光片追踪下，哎，病人骨头慢慢有长好以后，哎，我们才告诉病人你可以怎么。 部分的叫 partial w e a t v e r 部分的力量集中可以踩地半个月、一个月，再一个半月啊，我们再看再去追踪。所以刚两个礼拜、一个月之后，再一个月以后，将近加起来就将近多少？开包含开刀的时间就将近三个月。所以老祖宗讲的就是没错哈，伤筋动骨就就要百日。所以针对于。 髋关节的这个地方呢，有时候真的就是你可能开完刀，因为你想尽一切办法，骨头其实还是很松，所以虽然你给它固定起来，可是有时候我们心里面还是怕怕的啊，因为怕，因为大家知道，如果这个髋关节骨折如果失败，那失败就只有做人工关节，因为你做的内固定根本就吃不住骨头啊，吃不住骨头。OK，所以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这个髋关节这个议题，就是说，那除了髋关节的血液供应。 会有问题，会造成骨头不愈合之外，那髋关节骨折之后，它还会有一个比较麻烦，会造成以后的一些后遗症。这个后遗症就是非常难以解决的，就是叫缺血性坏死啊，缺血性坏死。那缺血性坏死是这样子哈，骨头会不会愈合？其实有时候。 说实话，真的跟你 operator，你手术者有很大的关系了啊。当然，我觉得相信每个骨科医师技术都是技术高超、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骨科医师，但是有时候就是不尽如人意嘛，有时候就是没有开好刀嘛，骨头愈合就是不好。所以有其实是有部分的骨头不愈合是跟，也许跟 operator 会有一些关联，但病人本身他骨折的形式也会有影响，但是。 但是，但是缺血性坏死，坦白讲，书本上也是这样讲哈。缺血性坏死的几率发生其实很高哦，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也就是说，你骨头断掉了以后，你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个骨头要长回去之后，你也许长得不错，但是可能一段时间之后，这血呢会被中断掉，血就还是过不去。血过不去了以后会怎么样？因为 骨头呢，它承受重量以后，它没有生长的能力，会怎么样？就会塌掉，啊，所以这叫做股骨头坏死以后会塌陷。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其实书本上就这样讲哈，不知道啊，不知道，idiopathic，原因不明，也就是说，很多的部分造成缺血性坏死，原因越是不明，其实就是很多原因。 但是就没有一个原因是能够真实的告诉你，你会不会有所谓的骨骨头缺血性坏死？好，髋关节最怕就是缺，坦白讲，真的最怕就是缺血性坏死，因为我们几乎了哈，几乎啊，缺血性坏死一旦有发生之后，这病人几乎就是做人工关节，那这个故事就是只能走这一条路了哈。那缺血坏死啊，其实。 刚讲有很多原因都有可能，那病人本身的一些疾患也会有影响。骨质疏松不是主要的一个原因，而是病人本身有没有一些其他合并的一些疾病，例如长期是不是有使用类固醇？啊，像我今天去看一个会诊的病人，他是一个七十八岁一个老太太，去看他的时候躺在床上很痛，她没有受伤，可一看片子呢，骨头就垮掉了。 那一问他，他是气喘的病人，啊，长期要用什么？就是用类固醇。你说，这就是类固醇所导致的。哦，那我们就不要用类固醇，那怎么可能？你不用类固醇，这病人可能早就挂掉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就必要之恶，你非用这个药物，但是这个药物长期用就会有这种并发症。好，类固醇药物，那其他很多种药物也有可能。还有一个什么？饮酒，喝酒，哎。 喝酒是也很奇特，它有时候酒精啊，就是乙醇啊，它会对脂肪的代谢造成一些干扰，会形成一些小小的一些脂肪的颗粒在我们的血液里面。所以有一个学说就说，哎，有时候可能是不是这些小的脂肪颗粒怎么样栓塞到我们些小的血管里面？啊，这是它这个。其实绝大部分嗯，忘不塞呢，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它就会造成缺血性坏死。创伤当然更有可能啊，创伤什么就血管就中断了嘛。 所以我们在早期，我们在当住院医师的时候，其实我们我们在住院医师的时候，其实我们很怕碰到这个缺血性坏，那就是股骨颈骨折的病患，尤其是年轻，人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早期会认为越早开刀会降低缺血性坏死发生的几率，哎， <laughs> 就是这一条条文一发一发的，哎呦有啊，哇好，那三更半夜抓进去开刀。 就是要开很多急诊刀，哎，有时候就会这个样子啊，主治医师啊就在哎，股骨颈骨折，小周我们进去开刀，微微就开刀，第二天白天还没睡饱，那么继续要开刀，所以有时候我们很怕。可是后来呢，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啊，跟你早开刀晚开刀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以后这个刀就不就不是急诊刀了，就不用那么急了哈。所以没有错哈，也就是说股骨颈骨折。 一旦发生以后，它有可能会造成缺血性坏死的几率呢是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但是为什么会发生呢？没人知道啊， <laughs> 就变成这个样子哈。OK，好，那我们在下一段我跟各位再介绍一下，如果我们一旦发生所谓的缺血性坏死，我们该怎么办？好吧，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堂全民养扣节目，我是北投振兴复健学院中心骨科医师朱瑞莲。好，我们回到我们上一节节目哈，如果发生所谓的缺血性坏死怎么办？我们先这样讲好了。缺血性坏死，我们怎么去做诊断？其实骨科哈，骨科学其实我坦白讲，在骨科学在外科里面算是相对简单的。我说诊断，我是讲诊断哈。 我们老师有讲骨科这种东西啊，是易学难精。其实骨科就像盖房子一样嘛，你谁我坦白讲，谁不会盖房子？你我给你木头，任何人，我马上都会盖房子。我告诉你，只是 <laughs> 盖了以后一住就会垮掉，可以做，但你做不好。所以我们以前我我有我有一个很尊敬的一个老师，他跟我说，他说骨科这种东西就是易学难精。你也许你会觉得你很简单。 但是你真的要做得好，跟人家不一样。所谓的不一样，就是病人一定你知道比较好，病人的结果比较好。但是就是那就是不一样，对吗？那就是靠功夫，嗯，就是老师傅。哎，我们老师讲的意思就是，我是老师傅的意思了。OK，好。所以，所以骨头的缺血造成缺血坏死，哈，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的诊断呢，事实上并不是太困难。那我刚刚讲，就是骨科的诊断，百分之八十都是病人会告诉你我哪里有问题。 这不像肠胃科或者心脏科，我胸闷，后你就要去诊断他到底哪几条血管，就要做很多的检查。那骨科百分之八就照 X 光就好了。所以我们常常在门诊，有时候常常会有这病人说，就是骨折嘛，你知道吗？他就是骨折，一看就知道是骨折了，骨折就要治疗。可是病人都会说，那骨折我需不需要再做进一步的检查？我在想，我说你已经骨折了，你还做进一步的检查？那 <laughs> 什么？那隔壁的张先生。 这太太告诉他：“你骨折，你要不要做个核磁共振？”然后就一句话，他来的时候搞半天要做核磁共振。我说：“你这完全不需要做到核磁共振，的，因为我讲这骨头的诊断，百分之八十 X 光就可以告诉我们一切。”好，股骨的缺血性坏死，它分很多等级，有一个有一种分类哈，有一种分类它分六个等级。那个我觉得是好厉害啊！你知道它分六个等级之后，还还有 stage 零零就是。 没有任何的诊断的时候，他就说，我就认为你有问题，他就说这叫 stage 零，但是没有任何疑虑，就说 X 光片也看不出什么问题。我这那时候我当选的时候，我们还没有 MRI 哦，我们还没有磁振摄影的时候，我说这个这个分类也是太夸张了吧？就是说你 X 光片都看不出来，病人只是告诉你有点微酸不舒服，你就给他归纳在缺血性坏死 stage 零。我说这好厉害，哎，真的哦。 这种诊断后来出来所谓的磁振摄影以后，磁振摄影就看得出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发生问题，有是有，它影像会会做改变，好会做改变啊，但但是那我们一般常用的一种分类的方法分四个等级，好那没有关系哈，那原则上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有时候 X 光片真的不容易分出来，有时候在缺血性坏死的这一块真的看不大出来，所以在这一类的病人。 我是指缺血坏死，那绝大部分那时候可能不是讲骨折了啊，可能就什么类固醇的使用者，啊，或者是可能长期喝酒、酗酒的病人这一类吧。我们怀疑，因为他抱怨我们髋关节不舒服，我们这一类的病人可能才会安排做什么磁振摄影。骨折的这种病患呢，几乎一看就看出来了，一看就看出来，因为他通常如果是骨折造成缺血性坏死的话，通常在两个月到三个月就发生问题。 像接接下来就两个哈，我们骨折以后，我们通常股骨颈骨折以后，我们通常哈要追踪，要追踪的目的就是骨头有没有长好。第二个和一个很重要就是会不会有没有发生缺血坏死。但是你知道吗？缺血坏死的追踪一追踪要多久？要追踪两年才能。如果两年都没发生，我可能才可以很大胆的告诉病患，你这个骨折 OK 了。 当然一定是长好了，如果没有长好，那就是这个那你都骨头不愈合，那是另外一个并发症了嘛。一定是长好的情况下，可是两年骨头的形状完全没有任何改变，我就可以告诉病患，你这个骨头应该完全没问题了，没有所谓缺血性坏死，啊。但是如果是原因不明的缺血坏死，例如不是跟骨折有关系的啊，可能是喝酒，可能是类固醇，可能一些化学药物，或者原因不明的，像潜水夫病也有可能呢。OK，好，这些问题的话，通常。 就是要做所谓的磁振摄影，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它早期的变化。另外一个，要不然就是已经很严重了。就像我今天看的会诊那个病患，他来的时候，他给我我去看会诊的时候，他骨头已经垮掉了。不过他不愿意开刀，他 <laughs> 说我卖亏多了，我亏刀。我说好吧，你不开刀那也没办法。OK，那有另外一种情况下就是说 <coughs> 原因不明的缺血性坏死。 它会造成什么？假设你现在是右边的髋关节不舒服，那你因为系统，所谓系统就是什么？就是你还有左边吧？对啊，你左边，所以病患应该要问，我右边有问题。我们通常这种病患可能右边都做过人工关节了哈，缺血坏死，就是我刚我刚刚在上上节节目提到，缺血坏死很麻烦的，它比。 不愈合还要麻烦，不愈合也许我们可以靠手术的方式让它重新再长一次，种骨头啊或改变它的结构的问题。但缺血坏死几乎没有任何的方式，几乎就是人工关节。所以有些病患就会问我们，他说：“我朱医师，假设我这个地方我喝酒，我造成的右边的髋关节坏死，我做人工关节，那我另外一边会不会发生？”我告诉他，一定会，几乎也会发生，发生几率有多少？百分之五十。 你有一半的几率在两年之内，对策也会发生缺血坏死。 <laughs> 别人一听就开始紧张了。你就是要戒酒啊，就讲，但是不会叫他戒那个类固醇，因为如果假设你需要用类固醇，你不可能因此不用类固醇啊。但是有时候可能可以跟那个别科的医师做讨论哈，是否有些药物可以做一些调整啊，是这个样子哈。 好，所以缺血坏死，我刚刚讲一堆，就是原因可能也不清楚。那骨折的，就像我们这几个病患骨折的，那当然是也就没办法了。你如果一旦发生骨折以后，缺血性坏死，就是当时就会决定有或没有。那通常就是要等两个月到三个月以后，慢慢才会发生，有时候会最终大动两年。好，那书本上有提到，我们自己的经验也是如此哈。 我们在针对于年轻人，年轻人这一块，尤其是针对一种原因不明的那种股骨头坏死哈，我们还是可以，也许可以想办法哈，做所谓的一些骨头转位，来保留这个股骨头。但是哈，这个这我们老板是最内行，我们老板可能现在台湾少数几个会做过这样子的手术的一个医生哈，就真的很老师傅，他就是你。 有一块坏掉，他给你做一些手术，把你这个旋转那么手机 U 卡嘛，好，把你个旋转旋转转一个转一百八十度，转另外一个位置，让你继续承受重量。可是啊，说实话了，当成功的一定会有啊，一定也会有成功的哈。如果不会有成功，就不会有这样手术的名称了哈。但是这个几乎慢慢慢慢都啊都被淘汰掉了，因为这一类的病患他所要接受的这个时间啊会非常非常久。 然后根据所有的历年来的经验、跟成功率，还有病人的满意度，最后都比不上什么，干脆就换人工关节啊，干脆就换人工关节。但是我们完全不是鼓励病患要做所谓的人工关节的手术，因为毕竟人工关节不是我们人体的一部分啊。只是说，如果你真的有这个需求，需要做所谓的人工关节来做固定的话，它的效果其实非常好，满意度。 甚至十年的满意度高达百分之九十五到百分之九十八，这个这是不需要怀疑的啊，不需要怀疑的。所以，嗯，缺血坏死在针对于股骨颈这种部分呢，它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那我们针对于老人家啊，老人家这样回到我刚讲我们的上了年纪的，我们一般的而言哈，我们除我们的诊断分为这种骨折的位置啊。 因为是这样子哈，我刚有提过，股骨颈你要让它生长，你必须给它一个很好的环境。那很好的环境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手术治疗的方式。那其实手术治疗的方式，我们现在做的，跟我二十年前我当实习医师学的时候，那差不了太多。那当住院医师时候，都。 都没什么差别，就是用内固定固定，只是说我们现在有些内固定是更牢靠、更安全、更好的方式，手术时间会更短，但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啊，是差不多的，所以手术的方式几乎是没什么任何改变，而是是否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减缓这种发生所谓的缺血坏死呢？当有些早期有认为说有某些的药物。 最有名的什么福善美，啊，再来做什么东西呢？高压氧啊，各式各样的，其实都还不如给他一个好的环境之后，要让病人，你要有时候你觉得你这样去说服病人，要延缓病患的承受重量，延缓病人承受重重量，也就是说，可能病患不能太急。那讲到这个，我我们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同事，他有个病患，我们开刀的时候都会互相讨论。 然后会互相讨论。他有个病患，就是股骨颈骨折，而且他就是个年轻人，他就是个年轻人，他好像我记得四十多岁啊，跟那个那个女的是，那个是个女性病患，因为那女的在有点塞起塞起，都呃不晓得她在想什么。开完刀告诉他你要稍微，因为位置定的非常的好，而且我们现在使用的是所谓的干妈 n a 固定的非常非常的漂亮。那第二天就跑下去干嘛？跑下去抽烟。 叫他去用拐杖，他又不用，就是要走路。但是说他觉得很好，结果不到一个月，骨头就跑掉位置了。所以，真的有时候病人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包含了病人本身就要去配合。你不去配合，根本就没有办法，根本就没有办法。好，那讲到这个，我们要再回到我们所谓假设，假设哈，假设我们发生了缺血坏死，我们刚刚提到。 骨头不愈合，我们其实还有办法哈，就说种骨头或者转位哈，这个方式我们可以来做。我们现在都是这样做的，他想尽办法让骨头生长。但是，一旦发生缺血坏死，我们几乎就是没有办法。如果产生所谓的缺血坏死的话，几乎就是做所谓的人工关节。那为什么我们针对于年纪大的？有创他会看到年轻人，我们尽量不要做，因为总是希望给他一个机会，年轻人生长的机会会高一点。可年纪大就面临到什么？你必须。 是否那个八十岁的一个老先生或老八十岁的一个老太太跌倒，骨头整个位置都跑掉？你尝试一切办法要保留这个骨头，哦，佩服，很好，好医生，有医德，没有问题。可是按照比例来讲，他失败率可以高达百分之六十，这么高的失败比例，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怎么样？你必须要承受病人要做第二次的手术，第二次手术。 这手术第二次就是同样一个伤口，你再开进去，这个组织破坏就更多，就会造成什么？就更可能会造成所谓的感染。所以这也就是说，书本上也这样告诉我们：假设这个年病人他的年纪大，我们国内的鉴宝也是如此哈。他是用六十岁，六十岁，但六十岁其实对我们而言还是相当的年轻啊。如果是六十多岁的病患跌倒，而且一跌倒以后这个骨头位置完全跑掉，所以什么？ 我们还没手术之前，我就认定你这个手术，即使你要给他做内固定，我认为你应该失败率会很高。所以什么，就就要你直接做人工关节。为什么？就是避免这个病患很可怜，还要接受第二次手术。那第二次手术失败率跟感染率就大为增加，对这个病人的生活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很大款，所以这就是这个样子问题，好吧？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安扣节目，我是北投振兴复健医学中心骨科医师朱维廉。我们在最后一段节目哈，我跟各位简单的在 review 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东西哈。先这样讲哈，我们刚才这样讲，股骨颈骨折哈，告诉各位哈，几乎百分百分之百都是要开刀。我也有，你看我做了。 二十多年了哈，我也有，我印象中好像只有两个 K，两个案例，姑姑就髋关节的骨折，我我叫他不要开刀。OK，那现在就来了哈，我们假设现在讲的是骨折，那我们骨折通常骨颈骨折要开刀，除了内固定以外，我刚刚讲上了年纪的卧位置完全跑掉了。 那我们就做所谓的人工关节，因为避免第二次手术，我们可以预期到病人让病人少受一次罪嘛，对的确也是如此，满意度又那么高，百分之九十五的满意度，那当然是要做所谓的人工关节了哈。那我们这个髋关节如果做人工关节啊，因为它是骨折，大家想想看，髋关节是什么？就就像一个头上面盖一个帽子，对不对？帽子就是髋关节的上面叫 s t a b l i n 就臼臼，这个杵就是我们的股骨头，所以它是一个。 杵跟臼就杵杵臼就是像我们磨中药，跟跟捣药那个那种磨中药，杵跟臼的那种结构关系关系是一样的。那因为股骨颈骨折的话，它只有下半部有问题，基本上它上半部呢嘛是好的。所以我们这样子的，就是做所谓的半套，这半套这个名称呢这很奇怪，有这种在门诊有或在急诊来别人看，哎看到啊你这个股骨颈骨折了。 你这个整个位置跑掉，我们要做所谓的人工关节。你这个可能只要做半套就好。有时候病人一听啊，半套是这样，是我没给红包做半套的。 <laughs> 哦，不是，不是，不是哈，是说你上面是好的，所以我们只要做下半部就好了，就是我们就叫半套，对不对？人家英文就叫 h e m i a s t h r o p l a s t y 就是一半的这个人工关节嘛哈。那事实上果有问题的做就好了，但是如果是缺血坏死，那就不一样了。 因为缺血坏死的话，意思就是说，它这个血液的供应啊，是头没有了以后，它因为长期一段时间以后，它连上面怎么样，可能可能这个帽子呢，也可能会产生一些磨损。哦，对，所以如果是缺血坏死，尤其是原因不明的缺血坏死，我刚提到可能喝酒啊。 或者怎么样？你这种病患，你从 X 光片看到那个骨头啊，可能上面啊已经产生病变了。这个如果你做磁振摄影看会更清楚，上下都坏掉。所以，用像这种不是因为骨折造成的缺血坏死的话，那国外是这样的，我们国内也绝大部分都是，也都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如果是原因不明的缺血坏死，要做手术，可能都会建议上下一起做，一起做。 但是也有一派学说，我可能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我确认上面如果还可以用，我就还是只做半套，他是那全套跟半套其实是做上下有没有多做一个步骤而已，哈，多做一个步骤。但是并不是说，多做一个步骤没什么了解，不是多做一个步骤就会有多一个步骤的一些风险。那甚至有些学者，包含我在内啊，我也会认为，如果上面是好的。 我觉得我只要做下面就好了，我只要做下面那个一一半的人工关节就好了。也就是说，我给他上面给他个机会，如果上面有问题，那就再做第二次手术。 <laughs> 就是，有时候真是这样的。那包含我们老师也是这样教我们的，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但是这很难说哈。有有有些学者就认为，我要做我就上下一起做啊，这没有关系哈。那。 人工关节是这个样子啊，因为人工关节它是一个金属的。那我们所谓金属，我们最早期的人工关节的金属就是真的就是不锈钢哈，但事实上早就不是这样做了哈。我们就所谓的一些 titanium 那种钛钛合金的一些金属。那现在甚至还有一些啊，有些呃更高级的也有也有，那超耐磨的都各式各样都有。但是基本上我我个人我也是认为剑毛给的东西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哈。那现 现在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个人工关节的一个固定的时候，哈，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怎，我们刚刚提到，哈，像这种上了年纪的骨头都很松，那很松的情况下，我们人工关节，我们那讲说，你钉子都钉不住了，你这个人工关节固定得住吗？这会不一样，哈，因为如果针对于上了年纪、很多骨质很疏松的这种病患，我们在做人工关节的时候，我们会加上一个特殊的一个。 粘粘着剂啊，哈，那个叫什么？叫骨水泥。大家听众可能也都听过了哈，叫骨水泥。骨水泥各式各样的都有哈。那基本上它就是一种很强的一种粘着剂，让我们的这个人工关节呢放在我们的骨头里面有个很好，就是非常非常强的固定。这种固定，我开完刀，如果病人 OK，我第二天就可以让他下床啊。所以这骨水泥对我们。 骨科的手术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物质哈，一个非常物质，但是就来了说，诶，那如果这么强，你骨折的时候为什么不用骨水泥给它粘起来哈？啊，不行哈，那个骨水泥哈，它是会抑制。如果假设这骨水泥跑到我们骨折的位置，像我们的过年的时候，我们我们家人我在车上，我今天开个刀，然后用用人工水泥，那那你那个很碎的东西，你用水泥给它糊起来，不是就最简单了啊？不行，因为骨水泥它一旦 放进去了以后，这骨头它就不生长了啊！所以人工关节我们不是要让它生长，人工关节就是坐在我们目前现有的状况给它固定起来。但是骨折是不可能用的，你骨折一用，你骨折的位置它就不会再长骨头了，啊，不会再长骨头，注定会失败啊，注定会失败。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骨水泥会有骨水泥一个隐忧哈，我们叫 cement problem 和 cement disease 哈，就是骨水泥用了以后可能会有一些。 并发症，而且在早期哈，我们叫什么？s e 啊，有时候会很麻烦，因为甚至有很多的医师哈，只要碰到一次发生这个骨水泥的病变以后，他再也不敢用了。为什么？因为骨水泥是一种化学物质，它就是一种压颗粒啊。其实它简单说，P M M A A 什么 a c r i d 就是叫压颗粒，聚丙烯怎么压颗粒？OK 哈。 这个亚克力呢，在我们体内成型的时候，它会什么？它会发热，化学结构它会发热，它会释放出一些化学物质。这个化学物质会随着血流全身跑。啊，最麻烦的是它会让我们的血压下降。所以在做骨水泥手术的时候，我们都会，我们要放的时候要调调完以后，调完以后像。 因为它有种挥发剂，你知道很鲜。我们以前有个老师说：“哦，现在闻到这骨水泥，我闻上瘾了。”因为什么？他手术开太多了，就像吸强力胶一样。哦，这味道好好闻呢， <laughs> 闻上瘾了哈。OK，我们要放的时候都会跟麻醉科会讲，我们现在要放骨水泥了啊，所以他会怎么？他会刻意会把血压会拉高一点，因为骨水泥一旦放了以后，怎么？嘣，血压会往下掉。 那上了年纪的时候，如果血压有时候一掉，你来不及做反应的时候，有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其他的心率跳动还不规则，这就很麻烦，这叫什么 disease？好，所以就要很小心。那我们通常在做上了年纪的时候，其实很多就是要做骨水泥啊，但是一定要很小心啊。不管怎么样，做所谓的无论是用手术治疗或骨髓就是人工关节的治疗，其实都要一个就是要非常的谨慎，因为。 坦白讲，髋关节的手术啊，没有第二次机会，最好一次就要给它解决掉。啊，你第二次病人可能会受到更大的一个问题的挑战，对病患还有对医生都是很大很大的压力。哈，好，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到这边，我是北投振兴复健医学中心骨科医师朱一莲我们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OK，再见。